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到了美国的一个港口，我们准备下船透透风，突然大厨发现码头一根横梁上有几只鸽子蛋，说。 这蛋的母亲也太不负责任了，一阵风不就刮到海里去了？说着，他小心的把蛋捧在手里，船也不下了，找了些棉花包起来，放在房间里敷着，一天不知要看多少次。终于有一天，小鸽子破壳出世了，他高兴的喜形于色，手舞足蹈，见人就拖着去看，为此还特地请了几个人一块喝了几杯。 这几个肉乎乎、娇滴滴的小东西也真难为他了，他们不能进食，大厨就用笨拙的大手扒着嫩嫩的小嘴喂奶粉，那场面真是动人。有时喂不进去，大厨也火，可火过之后还是喂。他常自嘲地说：“自己的儿子出世那会儿也没这么伺候过。”十一，关于鸽子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二，大厨为什么和别人喝酒？十三，大厨为什么自嘲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从自然界得到启发的发明，但大多数人对此却知之甚少。比方说，我们对铁丝网再熟悉不过了，但是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？早在一八六八年，迈克尔·凯利发现，人们放牧的时候通常使用一种叫做荆棘的扎手的灌木。 做围栏圈养动物，于是仿照荆棘制造的铁丝网就问世了。你知道水母吧？早在五亿多年前，它就已经在海里生活了。人们发现，当水母成群结队的游向大海，风暴就要来了。原来，海上风暴来临之前，海浪与空气摩擦会产生八到十三赫兹的次声波，人耳无法听到这种次声波。 而水母特殊的听觉系统却可以听到。科学家通过研究，仿照水母的听觉系统，发明了水母耳风暴预测仪。把这种仪器安装在舰船的前甲板上，当接受到风暴的次声波时，可令旋转三百六十度的喇叭自行停止旋转。它所指的方向就是风暴前进的方向。指示器上的读数。 即可告知风暴的强度。这种预测仪能提前十五小时对风暴做出预报，对航海和渔业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。十四，关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发明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五，谁发明了铁丝网？十六，水母为什么能够预测风暴？ 十七，水母耳风暴预测仪的用途是什么？